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六集。洛涵听后许久无话，在他面前告林青霄的状，怎么说呢？嗯，就很傻，击鼓鸣冤，结果告的是知府的夫人。 他们觉得知府会怎么做呢？巫族大祭司看着太激动了，洛寒不好意思说他和林清霄其实是某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于是微叹了口气说：“ <sighs> 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你先入为主，处处看林清霄不顺眼。可是你换个角度，就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天界，他可能损害了魔界和妖界的利益，然而。” 他是天帝，这是他的职责，无可指摘。巫族大祭司愣住了，他声情并茂的上述了那么一大段，结果洛寒只劝他多理解林清霄。叶崇玉心中一沉，完了，我们还是来晚了。洛寒已经被林清霄笼络住，甚至连立场都偏向林清霄。叶崇玉按捺住焦灼，依然一副忧国忧民、死而后已的沉痛样子，说。 天道，你超脱六界之外，应当一碗水端平。这几日想来，林清霄在那耳边说了不少花言巧语，然而那些都是他乔试过的谎言。天道可不能被他蒙蔽啊！洛寒真的没耐心了。叶崇玉一个发动禁术的人，竟然敢说林清霄不公不义，洛寒心情不好，脸色也冷下来。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会判断。你们的提醒我已经知道了。 你们可以走了。洛寒的偏向性委实太明显了，冯雨辰来气了，怒道：“你身为天道，怎么能偏袒林清霄那个暴君呢？难道你也和那些无知女子一样，只因为她好看就无视她所做的一切？”冯雨辰不说还好，一说话成功激怒了洛寒。洛寒笑了笑，看着冯雨辰说：“没错，那又如何？” 你口口声声说我偏袒林清霄，可是你身为臣子，暂时和敌方厮混在一起，你又有什么道义可言？你这样做时有没有想过你的母亲姐姐，你的臣民百姓，在仙界要如何自处？风雨晨被呛得一噎，他还没想好反驳的话，就又被洛寒抢走了发言权。啊，你自然是没有想过的，所以你也不再是太子了。 风雨晨明显愣住了，云梦涵没想到他们本来在营救洛寒，为什么洛寒反倒和救兵吵了起来？他懵懵的问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风雨晨一直是太子殿下，他怎么会不是呢？一个不对臣民负责的统治者，臣民自然会抛弃他。洛寒伸手拉了下袖子，像刚想起来一样，对风雨晨说：“对了。”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？你如今已经不再是凤凰族太子了。你的姐姐前些日子登基，废除了你的一切特权。如今你是一介白身，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追求你的理想了。恭喜！所有人都怔住了，风雨晨更是完全僵硬，满心满眼都是不可置信。怎么可能？母亲怎会将王位传给别人？ 姐姐她是女人啊，怎么能继承王位啊？云梦涵也懵了，连忙说：“是不是弄错了？明明风雨辰才是太子，他又没有兄弟，怎么可能传给别人？他是没有兄弟，可他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姐姐。凤凰族要的是和民众站在一起的统治者，他做不到，那就退位让贤，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”罗涵懒得理会这些人。 他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拍拍袖子，打算离去。你们慢聊，我先回去了。至此，洛寒的态度算是彻底暴露。他执意向着天界，对林清霄的一切作为都不做谴责。红莲妖王眼睛中划过暗光，和叶崇玉对视一眼，说：“看来天道是执意要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了。”何为纣？ 何为虎？洛寒停住脚步，半侧着身看向后方这群人。与你们利益不同，就是结奏。叶崇玉和红莲妖王突然动手向洛寒袭来，洛寒也挥手展开结界，浩荡的威压从他身上爆发。叶崇玉和红莲妖王没想到两人联手竟然没能制服洛寒，偷袭一击不成就已经失败。 洛寒两只手上慢慢散发出苍茫的金光，四周的风水土木接收到洛寒的召唤，缓慢旋动起来。刚才不动手是给你们面子，你们却不识抬举。洛寒冷冷地看着他们说：“想揍你们很久了，一直不好意思动手，免得别人说我揍小孩子。既然你们先动手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” 无论如何，不能先打第一枪。既然是对方动的手，那他就勉为其难地自保一下。叶崇玉脸色极其沉重。洛寒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，他实在没有想到，一个明明实力很强的人，为什么要装作新手的样子，混在人群堆里呢？洛寒回头看了眼天色，说：“我急着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再不回去。” 要是被他误以为我自己离开，那就麻烦了。红莲妖王率先出手，一朵红莲顺着地面穿行，突然在洛寒身边燃起熊熊大火，这是红莲业火，可焚世间众生。然而洛寒又不是众生，他手腕画圈，以柔克刚，将红莲业火连成一条线，慢慢收在掌心。他本来想让吞元兽将业火吞下去。 后来想起吞元兽在另一条时间线上，鹿晗只能自己收着。他将红莲业火收好，对着红莲妖王点头：“谢了，以后出去郊游终于有烤火的道具了。”红莲妖王脸色骤变，业火得来非常不易，他还是撞到了机缘才有幸获得业火，再加上他本体是红莲，种种机缘巧合之下，他才能够收服红莲业火。 这些年靠着业火，他在妖界无往不利，是他最大的底牌。这次红莲妖王是想试探洛寒的深浅，才一出手就放出业火，万万没想到竟然被洛寒收走了。红莲妖王都不知道该骂洛寒无耻，还是该心疼自己的业火。这真的是天道吗？黑吃黑为何如此熟练呢？红莲妖王首战失利，其他几人握着法宝忽然停顿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突然不敢放法宝出去了。叶重玉看出来洛寒擅长控制，于是将魔气凝在掌上，逼近洛寒近战。红莲妖王也瞬间欺近，想要夺回自己的红莲业火。洛寒以一敌二，丝毫不见慌乱，风霜雨雪在他身边化成不同光芒，因势制宜，变幻极快。 有条不紊地挡住叶崇玉和红莲妖王每一次攻击。云梦涵等几人在一边看着，惊讶非常。叶崇玉和红莲妖王，一个是魔尊，一个是妖界大王，两人联手都不能欺近洛寒身边。这样一个人，他们竟然觉得他被林青霄挟持，还一厢情愿地去救援他。风雨晨勉强从自己王位没了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问。 我们要不要上前帮忙？云梦涵面露为难。以多敌一，是不是很不道义？是他们失德在先，我们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风雨晨说着，召唤出凤凰真火，瞅中一个空档，袭向洛涵后背。凤凰族有着鸟族的通性，专情灵敏，同样战斗力炸。 只不过凤凰族天生可以涅槃，他们的凤凰真火也算是一项无往不利的天赋神通。然而风雨尘的真火才飞到一半，就被另一道更耀眼、更强盛的红色火焰打退。地上的阵法突然化为飞灰，众人回头看到前方月色下站着一行人，站在最前方的女子拦住风雨尘的凤凰火，屈膝对身边人行礼。 陛下，佳丽被母亲宠坏，不通事理，不分是非。臣将其带回吴州后，必严加管教，再不让其出云中城一步。风雨晨看着前方的人影，喃喃道：“姐姐。”风雨家头戴凤冠，身披红装，这是女王才有的规制，不会出错了。她做女王打扮，却依然对另一人毕恭毕敬。 他头顶的弦珠微微晃悠。另一人负手站在月下，神色淡漠，眉眼清艳，君威深重又不失艳色。叶崇玉身体一瞬间紧绷，林清霄是你！叶崇玉几人如临大敌，然而林崇玉脸色冷淡，看都没有往他们的方向看。林清霄出现后，目光里就只有洛寒一人。 他对洛寒伸出手，洛寒单手提起裙摆，踩着满地月光，熟练的扑到林青霄身边。你来了。林青霄接住洛寒的手，一旦握住就立刻收紧。他将洛寒拉到自己身后，这才终于回头，冷冷扫了对面那些人一眼。暗算天道，胆子倒大得很。洛寒怕他误会，立刻摘清自己。 我好奇他们想做什么，随便跟来看看，没打算配合他们。叶崇玉等人眼睛瞪大，脸上全是一副一言难尽的神色。林清霄握着洛寒的手，在他身上扫过，问：“受伤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洛寒对此不屑一顾。“他们一个个都不行，打起来没意思。”林清霄点头，轻声说：“你要是想练习身手，回到天宫。” 我陪你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